经历了无止境的战乱与离索，他用血与火重新浇筑起了第八星系的政权。此时，陆地行看联盟是漠然的平视，在他眼里，无论是联盟、陆信旧部的中央军，还是三大海盗势力，都没什么可怕，的，也没什么不可战胜。 将军，首都星第四卫发来了第十二道一级警戒，勒令静渊号尽快返回沃托。我们已经绕行到玫瑰之心了，还想怎么样？让他们等着。是。报告，后方发现剧烈能量波动，好像是是星际海盗。我告总司令，静渊号优先不在。将军，快点生态舱！ 生态舱发射成功。警报！警报！前方发现时空乱流。警报！警报！生态舱即将进入。顺心文化出品，晋江文学城，Priest 原著，大型未来星际广播剧《残次品》第二期。 这是要去哪儿？第一星系的玫瑰之心，我当年曾在那里遇袭，生态舱被卷入虫洞的时空乱流，才穿越到第八星系。你说，他们怕不怕？你，阻断机只有九十分钟的时间，你嗯，芯片，不要紧，你应该有芯片升级的技术吧？博士。给我升到最高级，以后遇到自由军团的人，揍起来一定很方便。林静恒。 你知不知道生物芯片是什么概念？你怎么敢？哈登博士，是你没说实话吧？啊！我意外缴获过一份录音留言，是劳拉最后传给法务会的。他说你当年的罪名是反人类、勾结域外海盗、人体实验。什么？因为你，伊甸园从自愿加入变成了强制注册。我没有。不是，你这些罪名，难道全部都是伊甸园管委会污蔑的吗？你对我说，是你的学生和域外反物会的疯子们一拍即合。 你和他们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我得到的消息可不是这样。反污会老巢的机密文件里记录了一部分组织的资金来源，哈登博士，我可在上面见过你的名字。关于这件事情，我并不想多说什么。总不会说，在这件事上，反污会和伊甸园管委会一起构陷了你吧？哼，你早就拿到过反污会的内部资料，所以。 你第一次在小行星上睁开眼睛时，就知道我对你有所保留。对，所以博士，你现在该告诉我了吧？为什么你死遁后不再和反乌会联系，反而要另起炉灶呢？如果我的回答你不满意，会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别紧张，博士。历经反乌会和自由军团两大组织，掌握着鸦片芯片的核心技术，我相信。 您是十分珍贵的，太珍贵了，所以要妥善保管。林上将，你先让医疗舱把芯片取出来。鸦片芯片非常危险，会在一定程度上不可逆转地改变你的生理结构。你真想当个生物芯片的瘾君子吗？我以为博士，您最早研究生物芯片，目的不是为了让人上瘾。 而是人类进化？你怎么知道？我在第八星系混了很久，了解过所谓“女娲计划”的历史，近距离接触过变种的彩虹病毒，身边也有靠谱的专家。怎么，不对吗？报告队长。 干扰和杂音消失了，已确定其他同伴坐标。咱们的护卫队正在往这边赶，预计半小时内能和我们会合。明白。检测到跃迁点能量反应，请求重新定位。我们是不是已经离开玫瑰之星深处了？队长，收到通讯请求。护卫队吗？我不是刚把定位给他们？等等，队长，那是？一艘星舰，外星系的人。队长，他们好像被攻击过，就剩机舱是完整的了。接。 跟他们打个招呼。什么情况？不知名的舰队，你们好，我们来自第一星系边缘的行星塞尔维亚。这艘星舰上全部是非武装人员，包括六位两百五十岁以上老人与四名儿童。我们没有武器，星舰动力系统已经损坏脱落，无法抗拒来自玫瑰之星的引力。对面的朋友，无论您属于哪方武装，能否本着人道主义为我们提供援助？再重复一遍，我们没有武器。 快脱落！你什啊。元帅，塞尔维亚。发布一条紧急消息：塞尔维亚星部分驻军叛乱，疑似已经被生物芯片控制，七千万居民正不顾危险逃往禁区。海盗要求直接与联盟元帅伍尔夫对话，并指责伍尔夫元帅背信弃义。元帅，这样下去，形势对我们很不利啊。没关系，只要霍普不站出来说什么，他们就是污蔑。 艾伦，光荣团的受降仪式照常。航道戒严，包围塞尔维亚星。自由军团那帮毒贩子丧心病狂了，他们要是真敢对平民动手，就让他们打，也只是增加我们的正义性。总长，刚刚收集到来自虫洞区那边的信息，远征队偶遇一支从第一星系塞尔维亚星逃出来的难民。 据说海盗光荣团投降，他们将于十六小时后正式放下武装，撤出第一星系，向联盟递交降书，宣布停战。和平了，那挺好的。我们才刚找到出路，联盟就停战了，这是什么运气？恐怕不是。根据薄荷小姐他们收集到的信息，就在刚刚，不明海盗武装突袭塞尔维亚星，绑架了整个星球的人，现在正高调向全宇宙直播。那可真热闹了。 一个星球的人这么容易被绑架，没有驻军吗？目前联盟还没有对此事发表回应。与远征队保持联系，密切关注虫洞区的情况。是。据说彩虹病毒能让细胞退化，激活基因潜力。因此，如果能够通过某种方式，利用彩虹病毒的一些特性，把人体改造成一个可以进化的基地，再通过生物芯片引导。 人类未来将会有无穷大的潜力，有无数种进化的方向。第八星系的女娲计划成功的合成出了一个鸟人，我见过他。哈登博士。以你白塔第一任负责人的造诣，总不会还不如第八星系和域外的半吊？子们吧？那只是，只是个理论。彩虹病毒完全改造人体不可实现，我们没有培育出理想的进化基地，生物芯片。理论基础。 不会吧，博士，太谦虚了。只是理论基础，那这些年你东躲西藏什么？博士，在我手上，你是相当安全的。你的秘密不会泄露出一点。静书能给你的科研条件，我也能给你。我还认识一大批空脑症患者，他们都会很愿意当你的实验品。还有我，我的精神力长时间稳定在人类极限之处。 联盟近百年，没有人能在这方面与我匹敌。我可以帮你探索人类力量的边界，永远追求更强的力量，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被鸦片影响了吗？女娲的核心技术，我不会给任何人。反污秽林静书，还有你，你可以立刻杀了我。嘘，别激动。不是，我们这儿没人怕死，我知道。 我逃离白塔的时候，销毁了所有的实验材料，和反乌会断了联系，是因为我发现他们企图利用我垄断女娲技术。那时候我才意识到，为什么进化必须是自然的事，人为干涉只会造成灾难。到最后，我甚至无法分辨出到底是哪方面的人出卖了我。我不知道，我没有地方托付情书。 只能让他在管委会长大。我想他们和海盗相比，毕竟有所顾忌。可没想到，他和伍尔夫都成了这个世界的祸害。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？为什么会落到这种下场？你告诉我，我到底应该怎么做？我是不是应该一辈子稀里糊涂的给管委会打工，维护好伊甸园，醉生梦死的在沃土活下去？ 他们不投，可是你，你芯片，你，你试探我，你早就把芯片取出来了。睡一会儿吧，你也累了。镇定剂注射完毕。林静航，你，调出他的血压、心率和激素情况，分析他每句话的真实度。 销毁芯片，把机甲上的尸体清理一下。必须把哈登带回第八星系。独眼鹰这半吊子，用彩虹病毒把你的身体改造的，别留下什么后遗症。 不管离开多久，就是爬，要爬回去。只要你还在，你麻醉醒来会怎么想？会不会以为我死了？会不会恨我？会不会忘记我？ 必要负责。接。我是白银第三位的托马斯杨，你是谁？你他妈以为我是谁？蠢货！蠢货！他居然又说我是蠢货！我到底哪儿蠢了？白银一收到，我是李弗兰，正在前往玫瑰之心。白银六集合完毕，白银四角色报告，我是六名兄你作为目前只剩三人两架，有围了。我是阿纳西。 很高兴再次听到您的声音，我的将军。我们为自由宣言而战！他自己十六年没有音讯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我他妈差点把队伍解散了。什么狗屁老大，什么狗屁将军！我是柏松阳将军，百田再收到，前往玫瑰之心，随时待命。 塞尔维亚星的民众开始往玫瑰之星撤离。护卫队，请示您。胡安望，非武装星舰不用管，海盗和联盟在外面随便抢，但我希望他们最好不要靠近玫瑰之星，否则还要招待他们。明白。让图兰将军增兵。图兰将军，见官。密钥，我派去的护卫队在玫瑰之星附近跃迁点搜索，搜索到了。图兰将军，什么？偷袭密钥。慢慢说。偷袭密钥，什么密钥？十六年前，将军，你是说？ 随行远征队的护卫在玫瑰之心附近捕捉到了白银守卫的通讯密钥。对，那是战卢，打开第一信息的航道图。是，我记得当年各地中央军与联盟离心，海盗光荣团、反乌会各自为政，多边战事十分焦灼。不是，看来现在事情有点变化联盟很可能再次统战了各大信息的中央军。反乌会这边没有动静，先当他蛰伏好了。光荣团准备投降。 从芯片控制的手段来看，你听我说，这一波似乎是早年那个不成气候的自由军团，所以玫瑰之心附近捕捉到了白银十卫的通讯密钥，很可能是奔着这波海盗去的。我是说，照这样看来，外面成气候的武装现在恐怕是都聚在了一起，恰好让我们赶上了。不是总长，白银十卫之间彼此联系，与统一命令召唤的通讯密钥用的不是同一加密体系。这是在联盟历史上，白银十卫大部分的时间和联盟是契约关系，并不服从指挥。 据说一般这种时候，你们自己有另外一套决策机制。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，召唤集合还在沿用旧的加密方式，很念旧嘛，只是不太安全。我怎么，图兰将军，你还想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想说将军或许还活着，可我敢开这个口吗？光荣团和反乌会先后没落。 倒是这些贩毒起家的自由军团成了联盟的心头大患。当年及时封闭第八仙系，算是咱们走运。战卢，从工程部、信息部与战备规划部抽调些人手，我要一个综合情报分析组。是。远征队使用的虫洞稳定装置能承受什么强度的能量扰动？与没有稳定装置相比，虫洞的稳定性提高多少？尽快给我一个估算值。总长，相关数据已经在分析中。战卢，帮我调阅联盟以前针对自然虫洞区的研究水平，知己知彼。 好的，陆校长。图兰将军，跟我来。你说，白银石未归我所用的可能性有多大？啊？没什么。叫你出来是想托你帮我做件事。我需要你们根据目前掌握的虫洞特性，拟定一套特殊的战略方案，重点放在如何将足够的人手运出虫洞，以及万一遇到紧急情况。 需要从虫洞那边撤退，怎么操作？你是想我要过去一趟？第八仙系与其他仙系隔绝了十一个独立年，我要去看看大家都走到哪一步了。当然，我对海盗自由军团也很感兴趣。如果有可能，最好能弄到一点他们的东西回来研究，不借鉴起码预防。他是单纯的想去搅和一下，还是惦记着那条有一丝希望的白银密钥？十几年了。 大家也该互相亮一亮刀刃了，去准备吧。是。如果当年我任凭陆必行离开第八星系，去月千点外与林将军同生共死，事情会不会有另外一个结果？现在的情况变成这个样子，元帅。 第一星系各地民众都在组织声援，我们光谴责和僵持不是办法，我们到底怎么办？您给个章程啊！是。我们和自由军团在玫瑰之心附近对峙数日了，他们还在不断增兵。塞尔维亚星一周之后就公转离开玫瑰之心的危险区了，我怕海盗们到时候会有动作。他们已经有动作了。哦，星际海盗刚刚宣布，在被绑架的星星上举行全民公投，为期一周。海盗举行公投，这不是笑话吗？他们投什么？ 元帅是否犯下了反人类罪？不像话！咱可这样侮辱元帅，太了！还有一个的人质呢！是要么按照他们的意思按下选票，要么死。公投结果不用想也知道是什么。他们这么做，不单是在侮辱老元帅本人，更是在嘲弄联盟的自由民主精神。我们必须采取强势行动。 对方为了胁迫联盟，并未屏蔽通讯。原行星驻军一直在用暗号和我们联系。据说，现在行星上一些居民试图往玫瑰之心方向突围，成功逃离了塞尔维亚星，说明海盗也对玫瑰之心多有顾忌，不敢深入禁区。我建议绕行玫瑰之心，从后方突袭。 对对对，艾伦师长说的是个办法。现在一分一秒都是致命，哥哥们，哪怕有一线希望，我们也必光荣团投降，反乌会销声匿迹，曾经的三大海盗势力，如今只剩一个自由军团了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是个斩草除根的机会。就按艾伦说的办吧。是，元帅。 银河城指挥中心报送所有信息已同步。图兰卫队报告陆总长，收到远征队信息，他们已经在玫瑰之心等待。嗯，陆校长，舰队一分钟后进入虫洞，各项准备工作已完成，目前一切正常。嗯，工作汇报里，薄荷提到了一个生态舱的型号，恰好是我当年在北京贝塔星外捡到的那个。看来，不管是误入还是有计划。 他当年真的是穿过虫洞去来的第八星系。原始人都知道密码定期更换是常识。白银十位把一个联络密钥用了那么多年，听起来不合常理。那么，是谁还在使用旧的密钥呢？陆校长，您似乎有些不舒服，需要医疗舱吗？不用。 应该接受现实了。那个人和老陆、爱德华总长一样，已经离开了，只是离开的更远一点。啊，对了，占路，你在你的数据库里找到和我母亲匹配的那个人了吗？没有，很抱歉，陆校长，我根据您找到的照片里那位女士的外貌和身份特征，筛选了两千多位疑似人士。 对比您脑部的基因，无一人匹配，没有这个人，难道是老陆编出来糊弄我的？我总不可能是他自己生的吧？战路，忽略他的身份条件，筛查我的基因特陆小山，成都漩涡提前到了。 人质星上的公投还有一小时结束，塞尔维亚星马上就要离开玫瑰之星边缘了。错过这个时机，联盟军就没法从后方突袭了。发了多少次警告了？第十二次，刚刚发送。海盗完全没有理睬或者回应的意思。通知联盟军，准备开火。是。主人，我们又收到了联盟军的警告。哼，一帮大男人打个仗磨磨唧唧的，还发警告。 好吧，既然他们不敢开火，那就我们来，让最前线的部队向联盟军自由开火。是，开火。 各部门汇总数据信息，保持阵型，全停待命。收到远征队通讯请求，已连接前方战士的实时画面。陆总，你来了吗？看，六军和联盟军已经开打了。哼，可真热闹啊！各路英雄豪杰都凑到玫瑰之心了。这第一星系是要开武林大会吗？塞尔维亚星上正在进行针对瓦尔夫元帅的公投，我们潜伏在战区边缘观望待命。军用记录仪拍的画面已经传给你们了。 我们用自己的技术，悄悄替联盟军挡住了虫洞区动荡产生的空间不稳，让他们穿过禁区，从玫瑰之心的后方包抄海盗。嗯，干得好。总长，联盟军比我想象的弱势，虽然兵力充足，但军用机甲与十一年前相比，看起来没有太大的提高啊。海盗方面也未必有什么优势，玫瑰之心方向的防御，连非武装的军舰都防不住。我早说他们会被埋伏。 组长，嘘，仔细看着。陆总，大批从塞尔维亚星出逃的平民星舰往玫瑰之心附近引来，今天虫洞区格外活跃，不为难非武装人员，让路，放他们过去。只要他们有运气。主任，联盟军绕到了后方，我们受到了夹击。好，那就宣布公投结果，让埋伏的舰队也出来亮个相。沃尔夫有罪。 有剧烈能量波动。陆总，你元一支海盗舰队从塞尔维亚军附近的废弃空间站突然杀出来，伏击了我们。林静书应该是早有准备，真是一条聪明的毒蛇。敌方军快顶不住了。陆总，自由军团还在攻击平民星舰。嗯，是让人有点看不惯。怎么样，诸位，既然赶上了，不如我们今天试试刀。是，这是空间主力，严阵对上兵。 等等，怎么又来了一支机甲战队？啊，那是！我们被另一支机甲队攻击了。什么？是，是白银侍卫来了！你飞呀！报告元帅，白银侍卫突然杀出来，挡在我们和自由军团中间了。啊？你说什么？队长，是白银侍卫！白银侍卫！真的是白银侍卫！这，这如。茹。 你能试着过他们？诸位，好久不见了，十六年过去，都没长多大出息。诸位。 好久不见了。白银十位怎么回来？十六年过去，都没长多大出息。这个声音只会出现在梦里，我我幻听了吗？你们看，陆总长他没事。但是周围的人怎么怎么都这么看我？是我的表情有什么不对？还是还是根本没有表情？请冲动之前，我还在逼自己接受现实，可可眼前的现实怎么？难不成我到了另一个平行宇宙？ 现在是什么心情？我应该是什么心情？开心、激动、难过，还是平静？疯了，疯了！忍了十六年，我终于疯了吗？你疯了！桌上七道刻痕，代表对你的思念，你是否还记得我们第一个拥抱？ 害怕经历时间，时间抚平过往，有太多的质疑，一点一滴的累积，飘忽不定的恐惧，来自谁的心底？再次相聚，却不知该如何面对你。 走到这个境地，你要又去哪里？突然发现离得再近，也感受不到你。泪水划过我的肩，心痛陌路在身边，美好的。 成了一切，那些爱过的照片和画面都成了碎片，泪水。 再一次现。银河城基地的指挥所窗明几净，透过高楼的窗，能将整个银河城基地。 都尽收眼底。庞大的机甲收发站盘踞在不远处，停靠着一水的重甲，产自八星系自己的军工厂，形容肃杀，静静的指向天空的某个方向，俨然如同当年联盟中央的军事要塞。现在已经没有人再围成一圈，开会批判陆必行这个非武装人员不应该上前线，他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 跟谁都只是一句轻描淡写的去准备。